第七十集。当天晚上，林和熙并没有留在尤崇家里过夜。第二天早上，尤崇下楼来敲门，叫他一起去学校。得知对方上午也有课，林和熙顺势对尤崇道：“你的课表发我一份吧。”说这话的时候，两人还坐在大学城的早餐店里。尤崇从微信列表里找出他的账号，给他发课表。要这个干嘛？ 林和熙低头接收，语调懒散：“现在没用，说不准以后有用到的时候。”说完，又给尤虫发了一份自己的课表。他抬头笑道： <laughs> “公平起见，我也把我的课表发给你。”尤虫顺手保存和收藏，转而问他：“你的房子租期是多久？”林和熙道：“到大四毕业那年。” 尤崇漫不经心的点点头。你找个时间把它转租出去吧。林和熙微微一顿，继而回味过来他话里的深意，眼里染上笑意。你想把侧卧整理出来给我睡？尤崇有些无言以对。你见过谁谈恋爱同居还要分房间睡的？林和熙望向他的眼神渐渐变得复杂。我以为你需要一段适应期呢。 游虫不明所以的扬眉：“什么适应期？”林和熙语带促下：“对于自己性取向突然发生变化的适应期。”尤虫面上神色未动分毫：“又不是没有一起睡过。”海边酒店里和尤虫同床共枕的画面涌现在眼前，林和熙眼眸清亮：“那不一样。”尤虫撩起眼皮问。 有什么不一样？林和熙目不转睛的盯着他看，我们的关系不一样，你也还没有喜欢上我。尤崇想要反驳他的话，瞥见林和熙那双暗含笑意的眼眸时，才陡然反应过来，林和熙是在故意给他下套。尤崇哼笑一声，不再开口接话。林和熙露出遗憾的神色，也不再继续追问。 夹起面前的小笼包放入口中。接下来，从走出早餐店到穿过学校入口处的广场，两人也没有再提起这件事。他们在林和熙上课的教学楼前分开，林和熙往前走了两步，又被尤虫从身后叫住：“哎，中午下课一起吃饭。”他回过头来，点头应下。尤虫仍是没有要走的迹象，看着他不说话。 林和熙走回对方面前，还有什么事？尤虫顿了顿，又对他道：“有时间，一起去超市里买点日用品。”林和熙说：“好。”尤虫还是没有走。林和熙压低声音，玩笑般的喊他：“尤虫哥哥。”他眼眸微弯：“你该不会是对我难舍难分吧？”尤虫闻言。 轻眯眼眸道：“想叫哥哥，以后有的是机会让你叫。”林和熙狐疑的神色里染上几分探究：“你在暗示我什么？”对方面色如常的垂眸看手机，并不搭腔。顺着他的视线看清手机上的时间，林和熙提醒道：“你再不走，就要迟到了。”尤虫收起手机。 终于还是开口道：“你不是想知道，那个时候我有没有喜欢你？”林和熙愣住，显然是没有料到尤崇想说的话是这个。你真当随便什么人哼哼两声？对方目光扫向他，面上懊恼又无奈。我都能起反应。林和熙没有说话，眼底却有笑意渐渐漫出。尤崇说完话，转身就要走，林和熙又叫住他。 轮到尤崇回过头来问：“还有事？”林和熙站在原地，朝他扬唇一笑：“ <laughs> 我也是。”他说：“不是随便什么人，我都愿意和他一起睡的。”进教室的时候，林和熙已经迟到了。讲台上却不见专业老师的踪影。林和熙在后排坐下来，玩手机，等了两分钟。 就见有班干部从座位上站起来道：“老师堵路上了，让我们先在教室里面自习。”林和熙收起手机，签完到以后就从后门离开了。他们班的教室在六楼。等电梯的时间里，林和熙打开游虫发给自己的课表看了两眼，决定去游虫上课的教室里找他。游虫上的是大班专业课，教室里坐了两个班的学生。 林和熙按照课表信息找到教室时，从窗外看见教室里的空位已经不多。他没急着推门进去，而是先靠在窗外找油虫坐在哪里。油虫坐在教室的中间，前后和两侧都已经没有多余的座位。林和熙有些失望，却也没有太过在意。趁讲台上的老师背过身去，他推开后门，悄无声息的走进教室里。 后排听见动静的男生纷纷转头，看见陌生的面孔，只当是别班迟到的学生，又波澜不惊的收回视线。林和熙在最后一排的窗边坐了下来，身侧的人趴在桌面上呼呼大睡。林和熙听了两句老师的授课内容，却是一窍不通。他倚在墙边玩手机，偶尔抬头扫一眼游虫坐在教室里的背影。半节课过去以后。 周轩从教室中间起身往后走，要从后门出去上厕所，余光不经意间瞟到坐在角落里玩手机的林和熙。最初的惊异过后，他停在教室的过道中间，脸上表情一言难尽。林和熙神色如常，甚至隔着大半个教室，无声的冲他挑起唇角来。出乎他意料的是，周轩竟然也没有露出任何脑色。 而是很快收回视线，面容冷淡地朝教室外走去。林和熙意兴阑珊地低下头，打开手机上的游戏软件。两分钟以后，教室后门被人打开，周轩去而复返，却没有回自己的座位，而是走到他身边蹲下，压低声音不耐烦地道：“我们换个座位，你去往那里坐。”林和熙惊讶又意外。 却也什么都没问，起身朝教室中间的空位走过去。顶着四周其他人投过来的目光，他神色自若地在油虫旁边坐下来。对方头也不曾偏过分毫，显然没有意识到自己旁边的座位已经换了人。讲台上的老师还在，避免弄出太大动静，林和熙想了想，借着课桌的掩护，悄悄将手伸向油虫课桌下方的右侧大腿。 掌心带着体温贴上油虫的大腿，对方依旧目不斜视的听课。林和熙诧异挑眉，又不信邪的贴着他的大腿，把自己的手往内侧挪了几分。油虫并拢双腿，将他的手夹在中间，不再让他往里摸，却也没有低头把他的手抽出来。难道油虫和周勋的关系已经好到经常相互摸大腿？林和熙心中狐疑更甚。 伸出课桌下方的腿，缓缓勾住油虫的小腿，暧昧又亲昵的蹭了蹭。油虫终于不再无动于衷，将他的手抽出来握在手里，插入他的指尖，与他十指相握。想来关系再好，两个直男也不会做出十指相握这种事来。林和熙后知后觉的反应过来，收回乱蹭的腿，凑至他耳边用气音问：“你知道是我？” 尤崇侧过头来，嗓音里带着不易察觉的笑意。 <laughs> 周旋给我发了消息。林和熙神色了然：“你让他找我换的座位。”尤崇点了点头，又问他：“嗯，你敲课过来的？”林和熙轻轻笑一声，不答反问：“ <laughs> 怎么，谈恋爱的第一天就想管我呀？” 尤虫没有回答。虽然今天的情况是老师迟到在先，但平日里林和歇自己也没少逃过课。不用想也知道，尤虫在学校里绝不是开学逃课、期末补考的那类人。更准确一点来说，整个 A 大本部每年的逃课率都低到不可思议。难免有些心虚，林和歇还是解释了一句。 进学校的时候，专业不是我自己选的。他微微蹙起眉来。我不喜欢这个专业，今天翘课也是因为老师没来。想了想，他又补充道：“这个学期我逃课的次数，已经比前两年少很多了。”尤崇有些好笑的道：“我不是想说这个。”林和新眼露疑惑，尤崇转过头来。 漆黑深邃的眼眸带着笑意望向他。我只是想问你，如果不喜欢自己的专业，你想不想跟着夏成风去他们院里上课？